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第八十八页。好，我们谈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那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好，那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块呢，呃，你可以讲我们关心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关心的是人民。好，什么时候对国家有一个权利可以主张？好，人民的公权力。 那第二个呢？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什么时候要承担对国家的一个义务，好人民的公法上义务这两块，可以吗？好，那人民的公权力啊，你我们先看哈，第一个是人民的公权力这个部分，人民什么时候对国家有一个公权力可以主张啊？那我们先想一下哈，在民法上所谈的所谈的权利，跟我们行政法上的权利有何差异？ 好，那一个差异就是说，在民法上的权利跟义务呢，它基本上是具有相对性的。好，就是如果你在民法的法律关系当中，你发现有一方当事人，啊，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债，他有一个权利，比如说他有一个债权的请求权，你同时就可以发，同时同时就可以找到有另外一方相对人对这这个人呢有所谓的债务义务。 好，所以在民法上呢，一方有权，一定有另外一方对这一方有所谓、所、有所谓的义务。啊，权利跟义务基本上是相对的。但是在我们的行政法上、公法的领域呢，却不然。好，不是说一这个国国家国家有义务，啊，要对人民做什么事情，那所有的全体国民对国家呢，就有相对的权利可以主张。啊，权利跟义务基本上不是百分之百相对的。好，那到底什么情况？ 人民对国家有义务，啊，在行政法上，何时呢？人民对，讲反，人民什么时候对国家有权利可以主张？人民何时对国家有公权利？在行政法上，何时人民对国家有公权利可以主张？你可以分成两块，第一块是什么？第一块是说，如果某个行政法规明确规定。 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人，当行政法规已经有明确的规定，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人，啊，他享有权利的话，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啊，这一些特定人。 或者可得特定之人的确对国家有公权力可以主张，这第一种情况。好，当一个行政法规很明确的规定谁谁谁，啊，对国家有权利可以主张，或者谁谁谁在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可得特定之人对国家有权利可以主张。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些人自然对国家有公权力公法上的请求权。 好，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什么，譬如说社会救助法，好，社会救助法当中就明白的记载，啊，什么样的低收入户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啊，都可以跟这个市政府呢来提出社会救助的申请，好，所以像社会救助法上有关于低收入户的呃这个请求呢，就可以算是公权力性的规范，啊，因为它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 啊，这个申请人的要件啊，跟可以获得啊这份权利人的这个资格很明确，好，但是第一种例子常不常见啊，很少见。啊第一种例子呢，无宁是少数的。那绝大多数的行政法规啊，它往往仅是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多半的行政法规呢，仅仅啊，通常都只是设定了行政机关应该做的义务。 啊，行政机关要推行公共事务，它有应该做的义务，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啊，多半的行政法规仅仅只是设定了行政机关要推行公共事务，啊，要承担相对的义务。好，那规范行政机关要承要承担相对义务性的法规，它的规范的目的，其规范的目的，其规范目的呢？ 往往仅在保障什么？往往仅在于保障一般抽象的公益，不特定人的利益。啊，大多数的法规它仅仅只是设定行政机关应该做的义务，而设定行政机关应该做的义务，它的规范的目的也仅啊也通常只是在保障一般抽象的公益，啊保障抽象的公益，不特定人的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今天我们的税捐稽征法，税捐稽征法在税捐稽征法上会规定，这个国税局它负有查缉逃漏税的责任，啊，国税局呢它负有啊查缉人民逃漏税的这样的责任，啊，有任何人有查缉逃漏税。 啊，任何人有逃漏税，国税局都负有查缉逃漏税这样的义务、这样的责任。好，那为什么法规要科予行政机关查缉逃漏税的义务啊？那目的当然是什么？目的当然是希望国税局能够好这个肩负起这个国家税收保全这样的重重担。好，那避免避免税收这个税基流失，避免税收外流嘛。 啊，所以目的当然很明显的是基于国家债权确保国家税收，啊，就是基于国家税收保全这样的目的，国家税收保全，啊，这样的公益目的，国家税收保全这样的公益目的，好，好，那这样的公益目的本身是很抽象、很不特定人的利益啊。那如果今天，譬如说，甲他有逃税，他有逃漏税，那国税局呢？ 啊，并没有去针对甲来查弃逃漏税。那同业竞争者某乙啊，乙乙是同业，乙发现说，哎，国税局怎么没有去对甲来做逃漏税呢？啊，他跟国税局去检举，结果国税局呢对乙的检举给驳回。那请问一下，乙有没有公权力可以主张？没有嘛？为什么？ 因为今天行政机关呢，他去逃，他去查，去逃漏税本身啊，有收，即使有收到税款，好，纵使有收到假的这个税款呢，这个税款收进来之后，也是推行公共建设，啊，也是全体国民雨露均雨露均沾，啊，并不是以这个业者呢特定人他可以直接获益啊收到的钱不是直接归你啊，所以我们讲说呢，今天行政机关行政法规，即便有科予机关。 查缉逃漏税的责任，好，那也由于它的目的仅在于保障一般抽象的公益，好，所以对任这个保障抽象公益的法规，对于任何人来讲呢，好，有的也只是所谓的反射利益。什么是反射利益呀？很间接、很附带的利益啊，反射性的利益，很间接、很附带性的利益，就是说我国家去推行公共建设是我的直接目的。 推行的公共建设，而后带来的便利，好，那对甲而言，对乙而言带来的便利，对全体国民的便利，那只是一个很间接附带的利益，叫反射利益，大家就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如果这个行政法规它仅仅在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啊而它的规范目的又仅只在于保障不特定人的利益的话呢，那这份利益。 这份利益呢，对任何人来讲呢，都不是公权力的性质。好，任何人对国家都没有公权力可以主张。这样解吗好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公权力，什么是反射利益。这个我们先先了解。好，我们先把它先把它定位一下。你先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七十九页。这公权力的定义要记啊，因为考试会考那个申论题。他这样讲，他说。 二之一哈，二十一，七十九页，二，然后花号一，好，他说，由公法，开始，不是七十九页，八十八页，好，八十八页呢，二之一哈，他说，由公法授予个人，使其得为本身的利益而向国家请求做成特定行为的法律上力量，是所谓的人民的公权力。 啊，就是特定人可以向国家有所请求、有所主张的一种资格或者地位，就是所谓的公权力。好，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反射利益，来看一下讲义的九十页，九十页，九十页呢，你看一下那个括号二最最下面那个 A，A 的部分，好，他这样讲，在大多数的行政法规当中，可以吗？括号二的 A，好。 大多数的行政法规当中所设定的行政义务，画起来，往往仅在维护公共利益，个别人虽因之而间接获得利益，但这个利益只是很间接、很附带的，叫什么？叫反射利益，可以吗？反射利益。好，那他举几个例子是反射利益的例子，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往下看的是说，呃，这样看起来呢，公权力跟反射利益。 好像是截然二分，好，但是其实呢，公权力的保障哈，其实绝绝对不是只有第一种类型而已，好，因为第一种类型实在太少了，实在太少了。那我们大法官解释呢，就在四百六十九号解释呢，去扩张公权力的范畴。我先讲哦，早期在四六九号解释出来之前，只有黑板上这两块，好，公权力的跟反射力就这样二分法。 了解吗？啊，不是法规明定的，就是反射利益，那很少嘛，那几乎都是反射利益的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早期就只有这样子而已。那黄色开始呢？我们我们要写的是不要用黄色，我用绿色的写，不要你们误会。四六九号解释出来之后呢，它增加第二块，增加第二块。 好，那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是他扩张了公权力的范畴。他说哈，如果一个行政法规虽然只是在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而它的保护的目的呢，也有保障抽象公益没有错。好，保障抽象公益没有错。但是哈，如果我们可以从法规的整体结构，好来推论，这个法规除了保障一般的抽象公益之外， 还有兼及保障，啊，特定人的利益的话呢，啊，除了保障一般抽象公益之外呢，上兼及保障特定人的利益，啊，兼及保障特定人的利益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保障特定人利益又同时保障抽象公益的法规，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说这个法规叫保护性的法规范。 保护规范，再讲一次。如果一个法规它设定行政机关这个义务，好，那它的保护目的除了保障一般抽象公益之外，有兼及保障特定人的利益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兼及保障特定人利益的法规范，这个法规范叫做所谓的保护性的法规范，保护特定人、保护特定人利益的法规范，那简称保护规范。 简称保护规范，保护规范。一个法规一旦被定位成是保护规范的话，对这些特定人来讲，就是一个公权力的赋予。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些特定人来讲，这个法规就是一个公权力赋予的法规。好，好，那我们就讲，所以也因此呢，也因此呢。 啊，对特对这些特定特定人来讲呢，就有公权力可以主张。好，就有公权力可以主张。那只是说哈，只是说在这个学说上在讲这一块的时候呢，他讲的比较细。你说他怎么细哈？他他其实分成三个层次在讲。哪三个层次？我们对照讲义让你让你看啊。你看一下你的讲义的第九十二页。 来看九十二页，九十二页他怎么讲？他说：“哈，综上所述，对于人民的公权力的要件有三，有三。第一个是什么？相关的行政法规要科予行政机关特定的行为义务。有没有看到出体制可以吗？就是这个地方啊，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这第一个，可以吗？第一个。” 相关的行政法规要规范行政机关的义务，相关的行政法规要规范行政机关的义务。好，那第二个呢？这个法规至少同时在达成个别人民的利益，而就除了保障一般抽象公益之外，也有兼及保障特定人的利益。这是第二点，可以吗？到目前为止呢，如果一跟二都符合，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法规范是一个保护规范。 是保是保护规范，但一个法规范是保护规范，好不等于不完全等于人民对国家就必然好有公权力可以主张。你说为什么？因为你还要再往下看，这个主张公权力的这个人，他是否为保护规范所及？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听得有点短，但是不吓傻。好，举个例子哈，譬如说。 我们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保护规范是什么？是建筑法针对邻人来讲是一个保护性的规范。好，譬如说今天机关呢对甲核发一张执照，来看黑板啊，机关对甲核发一张执照，这个执照让甲去盖工厂，工厂可能会排放噪音、排放污染，那因此就会对附近的邻人呢，好产生不利嘛。 是不是对甲是有利，对乙就是不利，不利的效果。那乙不服气啊，好，那乙就可以，乙就可以跑去跟行政机关主张，啊，请求行政机关要把他的执照给事后的废弃掉，好，不然一直制造噪音跟制造污染，他对我就不利了。好，乙可能去主张说相关的环保法规，环保法规当中有一些针对名人的加强保护的法规范。 好，那那你应该要去，你应该要去针对这些环保法规当中的保护规范，好来保障我的权益才对啊。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来谈，如果今天以好主张第一点，这个环保法规有科语行政机关，这个是吗？这个作为的义务，啊，就是科科语行政机关呢，呃，科语行政机关保护保护这个环境品质这样的义务。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环保法规除了保障一般抽象公益之外，也有兼及保障邻人的利益，这个也没问题。好，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主张者要为保护规范所及，那你就要看这个主张权益的乙跟甲住多近。如果今天乙跟甲是比邻而居，那乙当然为保护规范所及，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 题目是设计成是说，哎，有一个某丙，他住在高雄，那甲乙呢住在台北，那丙呢来来台北玩，看到了这个工厂呢跟乙呢靠太近了，那对乙有污染。那丙如果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跑去跟机关做这样的主张，请求机关撤照。我请问你，这个丙有公权力吗？丙没有公权力啊，而且吗哈。 这个环保法规是保护规范没有错，但是保护规范不代表主张者有公权力嘛？因为如果主张者是乙的话，才有公权力那如果是丙的话呢，就没有公权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一个法规是不是保护规范是抽象的，在看，看这个法规的保护目的有没有给予特定人。那特定人对国家有没有公权力可以主张，是具体个案在判断。好，到底这个主张权益者。 是否为保护规范所及嘛？如果及的话，他才有公权力， <laughs>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这边还会特别再加上是说，一个法规是保护规范，那且呢，好这个主张权益者，且主张权益者，为什么为保护规范所及？他就是保护规范当中所谈的那个特定人呐。 如果他刚好恰好就是保护规范所谈的这个特定人的话，为保护规范所及的话呢，我们才讲说他对国家有公权力可以主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考试的时候你一定要三个层次去谈，分三点去去解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很多人都会忽略，很多人都会忽略第三点。第三点，好那第三点你要把它掌握住。 好，这个主张权益者，他又又恰好为保护规范所及的话，那这个时候他才是可以主张公权力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架构，你先抓住。那完了之后呢，要是跟同学再补充的是说哈，那到底一个抽象法规会不会兼及保障特定人利益，这个怎么判断？好，一个抽象法规。 一呃，一个抽象法，一个保护公益的抽象法规范，是否有间及保障特定人利益？这个判断标准哈，在四六九号解释就谈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六九号解释提出的判断标准，好，有四点。来，请同学看一下讲义的九十一页，九十一页好。 好，来，请往下看哈，四六九的这个解释，他说，自前开法律规范保障目的的探求，应该就具体个案而定。好，好，第一个，如果法律明确规定特定人得享有权利，或对符合法定条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体或国家机关为一定作为的请求权者。 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单位个人权益，故无疑问。我请问同学哈，他讲的是括号一还是括号二？啊，一还是二？你说什么一还是二？啊，是上面这个黄色的括号一，还是下面这个二的部分？是哪一个？是第一个吗？样了解吗？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呢。 刚刚画的这一段话本身是法律明定的公权力，它也是一种公权力的规范。在早期哈，早期认为人民的公权力必须限于法律明定，法律明定特定人或者可得特定之人享有权利的话，啊，那一种情况呢，才有所谓的公权力，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权力。 那是不是保护规范？不是，保护规范还没到，是下面，而且呢，好，还没到保护规范。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他跟你讲说啊，分号之后啊，你写个二，第二点，分号之后，第二点。好，他说，如果法律虽然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者一般国民福祉而设的规定，就要记哦。 但是就法律的第一个整体结构，小一好，整体结构小二适用对象，小三规范效果所欲产生的规范效果，小四社会发展因素，好的综合判断，可得知这个法规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志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个人主张其权益因公务员待遇执行职务而受损害，自责依法请求救济。好，简单讲就是说，你只要。 符合这四个要件，餐桌法规的整体结构、适用对象、规范效果、社会发展因素综合判断，可以推知这个法规亦有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志的话，那我们就讲说这个法规范是一个保护保护性的法规范。那对这个特定人来讲呢，就有公权力可以主张，啊，就可以就有公权力可以主张，那当然就可以打。 国家赔偿，啊，打行政救济，打国家赔偿，可以吗？好，好，那这种公权力呢，给它一个名词叫什么？经由法律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好，就经由法律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它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而是经由法律解释。法律怎么解释？法律参酌大法官四六九号的四个标准，啊，经由法律解释。 而来的公权力，经由经由法律解释，那参桌四六九号的保护规范理论，啊，参桌这个保护规范理论，好所做的这个法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可以吗？好，那在四六九号解释里面有谈到这个参桌社会发展因素，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 保护保护规范呢，有可能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论。啊，可能在过去这个法规呢，解释起来不是一个公权力性的法规，不是保护规范。那可能呢，在现在呢，会认为是一个保护性的法规范，可能会与时俱进的。了解吧？比如说，可能早期呢，对环保的观念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发达，啊，或者早期对林人的保护呢，不是那么重视。 好，那早期可能就不认为对名人是一个保护规范，好，但在现在呢，可能就会认为说名人也很重要，好，那解释起来就会是一个保护的法规范，好，所以保护规范在解读上会会与时俱进，啊，因为它是参酌社会发展因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大法官的四六九号解释，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啊，四六九号解释一般认为是一个这个叫新的保护规范理论。 新的保护规范理论，好，为什么叫新的保护规范理论？这个其实考试不会考那么细的，大家听听看啊。因为最传统旧的保护规范理论呢，它完全是看立法目的，好，就到底一个法规有没有兼及保障特定人，它纯看立法者立法当时的想法，看法看立法目的，就看就是走历史解释，看立法者的意思。好，但是新的保护规范理论呢？ 它是做客观解释，它不做主观解释，啊，就是参酌整个社会发展因素综合判断，好，所以解释起来呢，就比旧的保护规范理论呢来的活，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呃吴根老师呢也特别谈到的，哈，四六九号的解释采的是一个新的保护规范理论，它会参酌社会发展因素综合判断，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你发现哈，我们的公权力有几种？公权力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法律明定的公权力，另外一种是什么？经由法律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可以吗？好，那公权力是实体法上的概念。公权力是什么？公权力是实体法上的概念。 实体法上有公权力的，到了救济法上，它就有什么？它就有诉权。啊，实体法上有公权力的，在救济法上呢，就有所谓的诉权。啊诉权的这个成立，你说什么是诉权啊？诉权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诉愿的权能。 诉愿的权能，第二个是诉讼的权能。啊，诉愿跟行政诉讼，他有提起诉愿的资格，他有打行政诉讼的资格，可以吗？啊，实体法上有公权力的，啊，在诉讼在救济法上呢就有诉权，啊，就有提起诉诉愿或者诉讼的资格，啊，就有进到法院、进到诉愿机关接受审查这样的权利。好，那。 在我们的法规当中谈到诉权的法条，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在各位的，呃，这个诉愿法第一条，好，诉愿法第一条跟诉讼法第四条，我们来看一下，诉愿法第一条，诉讼法第四条，来，请同学翻一下你的诉愿法第一条跟诉讼法第四条。 诉院法第一条怎么讲？诉院法第一条，他跟你讲说啊，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好，致损害其什么？圈起来，权利或利益者。好，所以在诉愿法呢，他讲的是权利或利益，可以吗？诉愿法第一条是权利或利益，好，这是所谓的诉愿权能。 诉愿权人，在实体法上有公权利，在救济法上就有权利或利益，好受到侵害可以可以提诉愿。好，那再看一下诉讼法的第四条。诉讼法第四条怎么规定？哈，行政诉讼法，他讲说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行政处分，第四条哈。 认为损害其什么？圈起来，权利或什么？啊，法律上利益。好，这边是权利或者法律上利益，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这个就是所谓的诉讼权人啊。诉讼权人的用语就是权利或者法律上利益。考试问你诉权，你可以分两段谈。 诉愿权能是这个诉愿法第一条所称的权利或利益，诉讼权能是诉讼法第四条所称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可以吗？好，那同学一定会问呢，那怎么权利我可以理解，好，跟内容是一样，那请问一个叫利益，一个叫法律上利益，这个有没有差？啊，我跟你讲哈 不管是叫利益也好，叫法律上利益也好，概念上是相等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陈明老师认为说，当初在立法的过程呢，并并没有做一个配套，并没有做一个一次性的规范。好，但事实上呢，叫利益的，叫法律上利益的，其实概念都是相等。那你又又会问呢？那为什么叫权利？为什么叫法律上利益？为什么？就是权利跟利益有没有划有没有有没有划等号 权利跟法律上利益有没有划等号？可能会这样问。好，那我跟你讲，他之所以会规定权利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着在实体法上，如果你有的叫，如果你有的是法律明定的公权利，你进到诉讼法上就是什么？就是权利。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块讲的是实体法上有法律明定的公权利。那如果实体法上呢？ 好，实体法上你有的不是法律明定的，而是经由法律解释而来的。好，那你在诉讼法上就叫做利益或者法律上利益。好，就经由法律解释的公权力，经由法律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在法条上呢，用语的一个差异。 好，但是不管是叫权利也好，或者叫法律上利益叫利益也好呢，它都是什么？它都是诉权，都是诉愿、诉讼权能。他们在实体法上都有公权力可以吗？那他们都不等于反射利益，啊，因为如果是反射利益，可不可以进到法院？不可以，反射利益不是公权力进不了法院。但是如果是，啊，不管是法律明定。 或者是法律解释而来的公权力，只要是公权力，人民有公权力，实体法上有公权力，啊，那一旦被驳回都能够进到法院，啊，因为他同时也有诉权，这样了解吗？好， <laughs> 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地方，过去考过的题目哈，在你的讲义的第九十页，好来看一下九十页。 九十页他怎么讲哈？他这个考了，先看一个这个九十七年警察哈，在行政法上有关权利反法律上利益反社会利益，这个要怎么区别啊？啊， <coughs> 这个权利法律上利益，或者先讲权利跟法律上利益，权利跟法律上利益，这都是诉讼法上的诉讼权能。 那他们在实体法上都有公权力好，那他们跟反射利益是不一样，反射利益是没有诉讼权的进不了法院，可以吗？好，就是你去分析一下，那区别的实意何在？为什么要做区别？就得否抵行政救济嘛？如果是权利或者法律上利益，好，那一旦请求被驳回，是可以打行政救济，但是如果是反射利益的话，它不是公权力 啊，所以请求被驳回是不得打行政救济，啊，所以德否提行政救济是它的一个区别的实例，啊，德否提行政救济，好，那其他几个两个题目其实概念都一样，好，你可以自己参酌，好，这个下面两个题目，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啊，这个是重要的部分，就考申论题是考考过这样的申论题，好，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往下看，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九十。 就是事业，好，我们看这个功法上的义务。 那人民在公法上的义务哈，你看讲义，我们分成两块，一块我们就依照人民的人民要提供义务的内容，哦，分成两块，一块叫自然给付，一块叫金钱给付。好，那你说提讲义是公负担呢？公负担跟公法上的义务是一样，那用语不同而已。好，公负担或者公法上的义务都是一样。好，那自然给付呢？像他举的例子，选举期选举期间。 好，那选办法规定，全国的电视台呢都要提供频道时段给候选人发表意见，这很简单。好，那考试会考的是那个金钱给付这一块。好，在人民呢依照相关的法规，要 <coughs> 对国家呢负起金钱给付的责任。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又可以简称为功课。好，人民的公法上金钱给付的义务，又可以叫做所谓的功课。 那功课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租税，好，第二类是租税以外的其他金钱给付，有些人叫非税功课，税以外的功课，非税功课，好，这这个其实也不难，就税以外的就是非税功课，那非税功课又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所谓的规费。 第二类是受益费，第三类我们的全民健保健保费，或者说社会保保呃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第四类是什么？第四类是所谓的特别功课，这我们讲过，好特别功课。 可以吗？这四类也是功课，但是它是租税以外的功课。好，那我们考试哈会怎么考？考试的考法呢？呃，就像我们讲义的九十四页最下面，这个九十六年原住民二的这题目你打星号。这个题目不只是九十六年原住民考过，哦，还考什么？这个是同年度的九十六年的辅大的考题啦，辅大法研所就考这个题目，可以。 好，所以这是法研所的考题，这拿来考也证明啊，这个有点难呐，这真的很不好写，我觉得不好写。好，好，那这个这个考题本身，它是考你说，大以大法官解释为例，啊，请你去说明平等原则在公法金钱给付负担的适用情况如何，就是说大法官可能在针对这几块呢谈过很多解释。 那既然是要缴钱给国家，就必然会涉及到平等的问题。哎，我缴的钱比较多，他缴的钱比较少。那到底大法官这些解释是如何讨论平等原则这样了解吗？啊，就是谈这些大法官解释的部分。好，那待会我们论述的时候呢，你记一个重点，好，就是你不要把它想太复杂。这个如果你要去谈，你要去深究的话呢，以后同学去想要去念研究所念财税法组，好去深究呢，那很好。 那我们国家考试这一块呢，你只要单纯针对这些功课呢，它的特征，特征，好，那以及它的相关代法官解释记个以号，这样就可以了，好，不要把它想太复杂。好，那功课这块，首先第一个租税，好，租税的国家对人民科税要遵守三大原则，好，那应应该这么讲，其实是两大原则。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好，那我们就一并的整理。第一大原则是所谓的租税法律主义。租税法律主义，这个是从宪法十九条出发。宪法十九条在谈什么？有没有印象？宪法十九条，他说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啊宪法十九条，宪法十九条看起来好像是国家科与人民的义务。 人民对国家有缴税的义务，但其实哈，这个条文你应该反过来解读：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人民也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之下，才有纳税的义务。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宪法十九条一般在解读呢，倒不是去从它的义务的面向去谈，而是从这个国家对人民科税的限制的程度、限制的这个界限呢来谈是宪法十九条。好，就是租税法律主义。 国家对人民瞌睡可以，但请给我法律。好，你要对我瞌睡可以啊，请你拿出法律出来。啊，租税的事项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啊，我们讲过租税的构成要件，啊，是用国会保留。好，所以这个就请同学要回去，呃，整理我们讲义之前在哪一页？我们讲义之前是帮同学放在。 第三十页嘛，对，三十页有一个租税法律主义这一块，你可以回去复习。好，三十页。那我们说，如果你要记那个大法官解释的内容哈，你就只要记一个最新的六七四，六七四，六七四那个号码你不一定要记，六七四的号码不一定要记，但是那个内容要稍微知道一下。六七四。 好，这第一个，租税法律主义。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哈，国家对人民课税，形式上有法律的依据，那实质上呢，我们要求要遵守量能课税的原则。好，量能课税的原则，他大法官呢也有谈过所谓的量能，他叫做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 好，那我们来看一号大法官解释，请同学看到讲义的，一百五十一页，一百五十一页，好，大法官的五九七，五九七的字号你也不一定要记，但是内容要知道，好，五九七，好，五九七号，五九七他是这样讲，五九七号解释，你看到这个。 第一行哈，他说，他刚开始先跟你谈租税法律主义。他说，宪法十九条规定啊，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所谓依法律纳税是指什么？一百五十一页哈，依法律纳税是指租税的主体、客体、税基、税率等租税构成要件有没有看到？要以法律明定，好，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以法律定之。好，但是法律的规定。 呃呃，但是哈，抱歉，各该法律的内容要符合什么？圈起来，量能科税以及公平的原则。好，量能科税及公平的原则。好，那也就是所谓的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好，这我讲过嘛，就是什么是量能科税？衡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多广，衡量你的经济能力多广啊，来苛征税捐，有钱的多课一点，啊，清寒的少课一点。 好，我们不是齐头式的平等，好，我们是衡量经济能力多寡来课征税捐，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平等，实质平等，大家记得吗？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回到讲义的前面，好，讲义前面是在，呃，九十五页，啊，第三个特征，好，是所谓的统收统支的概念，统收统支的原则。 你说什么是统收统支啊？这个主要是待会要跟特别功课做对照，因为特别功课有一个特征，它叫做专款专用，专款专用。啊，钱怎么收？啊，收进来之后呢，就专门供特殊目的使用。但税捐不一样。啊，税捐是它的收入面跟支出面是分离的。我怎么收税，跟我怎么用这笔钱是两回事情，两码子事情。 啊，全部一起收，再全部一起吃，统收统吃，或者你可以简单理解，收入面跟支出面是完全分离的。好，就不是说我收到我对有钱人磕的税呢比较多，就反过来对有钱人这个提供福利比较好，不是这样讲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收税跟支这个花钱呢，啊，这个。 这个使用预算呢，钱怎么收跟怎么用预算是两回事，两回事啊统收统支的原则，好，好，那以上是租税的事项，简单要知道啊这个部分租税法律主义、量能科税的公平原则，它以及统收统支的概念。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规费，好，规费这一块呢，倒没有大法官解释直接去触及规费这个部分，好，那规费呢？ 呃，一般我们谈到规费，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使用者付费。啊，基于使用者付费这样的概念，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啊，譬如说你今天去申请身份证、申请户口名簿、好户籍成本，好那可能要缴纳一些工本费，那个就是规费。啊，你总不能够说这些费用也要由全民纳税义务人来承担嘛？ 因为只有只有你的身份证遗失啊，你要重新换发，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额外要多多给一笔钱给国家，好，那所以规费的收取本身是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针对享受国家，啊，针对享受国家的这个什么行政服务，享受国家的行政服务，或者呢，享受国家的公务啊，使用国家的公务。 好，国家提供行政服务给人民使用，或者国家提供公务给人民使用。那针对这两块呢，我要对人民来苛征规费。好，这两块就是我们规费法所谈到的。你往下看规费法，哈，规费法第六条跟你讲说，规费分为什么？第一个行政规费，第二个什么使用规费。啊，所以提供行政服务给人民使用。 所收取的费用就叫做行政规费，好，然后这个提使用国家的公务，好，那要缴纳的费用就叫做使用规费。行政规费跟使用规费，好，举几个例子，好，譬譬如譬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哈，你翻到这个讲义的九十六页，《规费法》第七条。 像什么是行政规费啊？第七条是行政规费，你看那个第三款，身份证，啊，证书、护照，可以吗？或第四款考试、考试啊，一些检验呐，好，这个都是所谓的行政规费，可以吗？就是国家提供行政服务给人民使用要收取的费用，一些证照啊、身份证啊、户籍成本啊，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也是各位的法条有谈到的，考试会考的部分。这个拖吊费，违规车辆的拖吊费。你说违规车辆拖吊费，现行法都有规定吗？有，因为违规车辆的拖吊就是一种代履行的措施，啊，行政执行法二十九条的代履行。行政执行法二十九条的代履行呢，它的第二项，二十九条。 执行法二十九条第二项，啊，有谈到这个代履行可以收取所谓的费用，代履行费用，好，那就是一种所谓的行政规费，这样可以吗？国家请民间拖掉业者来帮你拖违规车辆嘛？好，那他这个行政服务提供给你使用，好，那你总是要缴纳一笔费用，所谓的拖掉费用，就是所谓的代履行费用，啊，代履行费用。 好，那使用规费呢？使用规费，譬如说，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九十六页哈，《规费法》第八条，像什么公有道路设施设备以及场所的使用，可以吗？好，还有像这个呃第三款资料的抄录、邮寄，这个这个阅览。 好，所以呢，第三款就跟什么一样？第三款就，你可以举个例子哈，就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四十六条，有所谓的阅览卷宗请求权，有没有印象？程序法四十六条，你说怎么会有印象？还没有交哎？对了哈，程序法四十六条，好，程序法四十六条，啊，有所的阅览卷宗请求权的规定，阅卷的请求权，好，那可以请求阅卷呢，就会有有一些费用的支付，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使用规费，对。 你说这两个要怎么区分呢？使用规费是什么？你使用公务使用完之后呢，要归还呐，要归还给国家的。那行政服行政规费呢，就用了就就用完啦，就是这边有归还的问题呀譬如说譬如说像什么这个违规车辆脱掉，再归还什么？没有嘛是不是？好，然后像身份证、户口名簿，好你钱给他，他身份证给你就带回家了。 这会有归还公务的问题呀，了解吗？那使用规费是说要归还公务啊，譬如说还有像什么，公有停车这个市立停车场的停车、停车缴纳停车费嘛，你停完车之后你离开，就等于是那个位置就还给国家了嘛，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市立停车场的停车费就是一种使用规费了，可以吗？那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像。 呃，我们讲过的高速公路的通行费，那个也是一个使用规费，这样了解吗？我讲的例子都是会考的例子啊，好，所以你要把它稍微稍微注记一下这些部分，好，像老师，你你现你现在来讲，那我刚刚都已经没有写了啊，自自己整理的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子，好，跟你讲一下，这个像刚刚讲说，像市路停车场的停车费，好，还有像高速公路通行费。 还有像阅览卷中的这个阅卷的费用，这个都是使用规费。那行政规费像拖掉费，啊，像证照、户口名簿，那个都是行政规费，这样了解吗？都是考过的例子。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规费这一块。那规费征收的对象是针对使用者来收取的费用。那征收的额度呢？征收的对象是使用者。 征收的额度呢？好，征收的额度要遵守的原则哈，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叫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理。好，征收的额度要遵守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理。费用相当性原理，你说什么是费用相当性原理啊？就是譬如说你一般好像拖吊拖吊费。 一般如果拖违规车辆，那个成本市价是多少，你国家就只能够收取这样的费用，啊，成本费用相当的原理啊，啊，成本费用相当的原理，啊，你国家提供的服务大概成本是多少，你就只能够收取相当的费用，不可以超收了，了解吗？也因此考过一个题目哈，他这样考，他说，呃，今天台北市政府发现哈，违规停车乱象太严重，台北市。 好，违规停车乱象太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国家这个台北市政府就想说，这个治乱是用重典，好，就要提高这个罚款，呃呃，提高拖吊费。我希望拖吊费用调高，来遏制这个违规停车乱象，那可不可以？有没有违法？啊，刚刚我讲说是什么？因为违规停车乱象太严重，所以我要调高拖吊费，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呀？ 有啊，为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目的是要什么？你认为违规停车乱象太严重，违规情节太重，处罚高一点。但是你今天却是针对行政规费再调高那个费用，那不对啊。如果今天这个拖掉违规车辆的费用成本市价已经是固定的啊，你还往上增加的话，就违反了这个费用相当性原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认为台北市的违规停车乱象太严重，你可以调什么？你可以调罚款罚款的金额可以调高，那个没有问题，因为罚款是针对违规情节轻重在在做的一个制裁嘛，是行政罚嘛，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够说去调高这个拖吊费啊，因为拖吊费是要遵守规费的费用相当性原理啊，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一个考过的一个题目，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以上是规费的两个特征，第一个什么？使用者付费，好收的主体是使用者。那第二个呢？是收的额度要遵守成本费用相当性原理，可以吧？这就是规费要适用的公平原则啦。好，好，那接接着呢是所谓的受益费，好，这个我们讲过，实物上是工程受益费。那受益费呢？你看到讲义的九十六页，有九十六页。 九十六页，他他这样讲他说，国家为谋公益而设置公共设施，对因此而受有特别利益的人民，所强制征收，好，用以补偿有关费用支出的金钱给付义务。像譬如说，道路的铺设可能会增加营业者的获利可能性。好，我今天盖捷运，捷运通车，附近的居民呢会直接获利。 那我针对这个未来获利的可能性呢，我事前可以开征所谓的工程收益费。好，所以规费，啊，所以收益费本身是针对未来有获利的可能性。好，针对未来有获利可能性、有额外，应该说有额外获利，好，有额外获利可能性的这一群人，我可以额外的征收这笔费用。 我讲过嘛，就是说这个捷运，这个捷运附近的居民，他们会比捷运以外其他的居民有额外的获益嘛，额外的获利嘛。好，那所以我要针对你们额外获利的这一块呢，好来开征所谓的工程受益费。好，那它跟规费有什么差别啊？跟规费的差异是，规费是已经有实际货运。 已经有实际获利，我才收的费用叫规费。那如果只是有获利可能性，那个收的是什么？受益费。所以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是收规费还是收受益费啊？收规费，因为它已经实际有通过这个道路有实际获利。所以早期呢，针对那个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是收受益费，那那是早期有问题的地方。啊，那现在都调整过来，啊，应该是要收规费才对。 好，那有没有大法官解释谈到受益费呢？有，好，我们请同学看一下你的这个大法官的，呃，两百，两百二十一号解释，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这个大法官解释可以吗？我看一下，哎，抱歉，两百一十一号。 没有两百一十一号，哎，哎，开始两百一十二。我觉得这个很多都要从这个很深层那个脑袋的那个细胞把它抓出来啊，所以有没有抓错。两百一十二号，两百一十二号解释呢，这个解释跟什么？跟工程收益费有关，可以吧？好，那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肯认什么？肯认国家可以对人民来开征工程收益费的。 了解吗？他认为说，我针对你们这个获利的可能性来开征这工程受益费，是合乎平等原则、合乎公平的要求了，可以吗？所以要你去谈这个受益费的解释，你可以抓两百一十二号，好吗？就是等于是和限的，这样的收是和限的，就样二一二一二号解释。好，好，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下一个叫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大法官有直接做解释。 在四百七十三号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四七三，在各位的讲义的九十七页，九十七页，好，可以吗？四七三号解释，四七三号解释，他这样讲，哈，这个解释，呃，处理全民健康保险的个案，他的第三行，他说。 保费哈，保险费是为了确保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运作而向被保险人强制收取的费用，圈起来哈，它是一个公法上金钱给付的一种，在话具有什么分担金的性质。大法官这一块呢，参考了日本法的用语，他提出的名词叫分担金。其实不一定要谈这个名词的，但是大法官还是谈出来这个名词分担金，好。 那分担金的性质又怎么样呢？他说哈，保险费率是依照预期的损失率经精算予以合计。好，那分担金苛征的原则哈，第一个写个一，是用以填补国家提供保险给付支出的一切费用为度。哎，看到这句话，你认为这个分担金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啊，他说。 填补国家提供保险给付支出的一切费用维度，那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啊，很像什么？两个字三个字的，啊，很像规费就填补填补我国家提供保险给付的支出的费用来看一下黑板我国家提供多少的行政服务给你使用，我就收取多少费用来填补我的支出嘛。 了解吗？费用相当性原理呀，这样懂吗？所以从刚刚那一句话来看呢，其实戴老板似乎认为说，哎，其实分担金鉴保费具有规费的特色，啊，就是填补他所提供的给付嘛，我提供给付多少，我提供多少鉴保服务给你，我就收多少的鉴保费。 了解吗？好，好，那再来呢？但是鉴于全民健保是社会保险，对于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的保费，以符合什么量能负担的公平性？好，并以类型化方式来计算投保金额。哎，那这个又同时又是什么概念？同时又有租税的特征嘛？可以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大法官在分担金健保费这一块呢，是认为啊，这个健保费具有。 租税跟规费的这个特色了，了解吗？好，它等于是介于租税跟规费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嘛，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它截取了规费跟租税的这个特征，好，就是考试的时候你要把它稍微记一下，分担金的特色，啊，既是规费的这个费用相当性原理，那又是什么？又是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 好，那以上是四七三号解释，简单这样了解就可以了。那大法官四七三号解释呢，是肯认，啊，现行的健保的收费制度是合宪的，啊，针对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的金额，啊，那符合量能负担的公平性，这个是合宪。好好，这个是社会保险费四七三。最后呢，我们要看的是特别功课，好来看一下。特别功课在各位的讲义的第九十八页。 九十八页，哈。好，九十八页呢？特别功课这一块，我们讲过哈。什么是特别功课？国家为了达到特定的行政目的，我为了达到某个特殊的行政目的，那我会针对什么？我会针对好这个，我会针对这个具有特别特别利益，这个应该这样讲哈，具有同一属性之人，好了。 我国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那我会针对具有同一属性、同样属性的人，啊，这群人呢，啊，来收取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呢，我进到国家的户头之后，我会专款专用。好，那这个费用就叫做所谓的特别功课。好，那特别功课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实物上，这这实物上例子非常的多。 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们有一部法律叫《国民就业法》，抱歉哈，应该是这个《就业服务法》，《就业服务法》有一部法律叫《就业服务法》，这部法律怎么规定？哈，你看一下，往下看，九十九页最下面，他这样讲，他说。 雇主啊，有聘雇外国人从事啊某些工作的话呢，那应该向主管机关设置的就业安定基金专户缴纳一笔费用，叫就业安定费。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加强办理、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动福祉等相关事项。好，这是他的意思是讲说呢，今天我们的就业服务法规定，哈，凡是你雇主，雇主。 公司雇主哈，你每聘用一个外国人，这老外，外国人呢，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必须要缴纳一笔费用给国家，给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会设一个专户。譬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雇主可能谁会聘用外国人呢？比如说，L C，呃，科建美女，科健美女啊。 课件美语可能请很多的外挂级老师来上课，好，那他可能就必须要缴纳一笔费用，进到主管机关的专户，好，那主管机关呢收这个钱收过来之后呢是专款专用，好，目的是要来促进国民就业，促进国民就业。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啊，你聘用了老外，那你等一下等于就是会排挤了国人的就业市场。 好，所以我拿这笔钱是目的是要来促进国民就业的使用，可以吗？那我对谁收？对具有同同一属性的人，凡是有聘用外国人的企业公司，我都要收取这个费用。特别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促进国民就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就这样子而已。同学有去上那个法学英文吗？要上吗？啊？ 有要上就是考校考嘛，你你们要考英文吗？法官要考英文吗？律师要考英文吗？都要考，那你们真的会去上吗？好，那老师现在是谁来教？有没有叫王建明的？真的有这个老师的？还有个叫曹景辉的，我认识他，曹景辉啊，啊，曹景辉是教线性代数，你不会上啊。那王建明你会上吗？教英文的，他不知道，不你给谁你给谁教？ 王建民就是以前我在 LC 啊，我的老板，我以前大学在 LC 上课，不就是教教英文，也因此我的英文就只有这个小学程度啊，因为我都一直教小学生，对，就是 A B C 啊，啊 A A A A B B B 不不不就是这样讲，这样就是很多钱呐，好的，这也很好，蛮好赚的，那他他 我来高的，来了大概第五还第六年的时候呢，后来就就看到他也来了，哎，以前他不是我的班主任吗？怎么现在也来到这边了？那是不是是不是 L C 怎么了？然后他就一直到了这边，我也不知道，不管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费用就是所谓的什么这个特别功课就业定费，好就业定考，是你要能够举出这样的例子。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哈。 像我们的呃，这个大法官做过的解释，好，四百二十六号，四二六号解释所谈的是所谓的空污费、空气污染防治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九十九页的地方，九十九页哈，九十九页呢，我们看到这个空气污染防治费的这个条文在十六条，好，十六条，他说各级主管机关对排放空气污染物的污染源。 都可以收取所谓的空气污染防治费。好，那我们就往上看，那空污费的收取到底有没有违宪？好，大法官这样讲。大法官首先先拉出增修条文的，我们讲过这个就是经济发展跟环境生态应该兼筹并顾。好的，这个条文拉出这个环境保护的条款呢，那他认为说环保呢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防治空气污染是符合上述的规定。好，空污法。 啊，征收的空气污染防治费是等于什么？圈起来，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都具有造成空气污染共同特性的污染源收取的费用。那经由这样的付费制度，翻过来达到行为制约的功能。我多收一点，那可能这个业者就会少排一点废气，达到行为制约的功能。那并以征收所得的金钱，在环保机关之下成立一个什么？圈起来。 空气污染的防治基金，啊，这个基金是专款专用、专供改善空气品质、维护国民健康的用途，可以吗？那这个防治费既然是国家为了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所需，对特定关系的国民所苛征的公法上负担，你们看到公法上负担，那被限定用途，所以学理上称为什么？圈起来，特别功课。 好特别功课就大法官是肯认特别功课征收的核线性。好，那选择题可能会考特别功课跟税捐有何不同，可以吗？好，他说税捐是指引国家普通或者特别施政支出为目的，是以谁？他讲一般国民为对象，对一般人来收的，课税要件要法律明定，好，并且归到公库，那支出呢？按照预算程序办理，所以是统收统支。 好，这是怎么收跟怎么支是两回事，支出是另外一张预算程序办理，那收费是稽征机关在收，统收统支。好，那特别功课的性质跟税捐不一样。好，那这个性质刚刚就讲过了。那接下来呢，他跟你讲的是说，呃，我们说租税的苛征呢，要遵守租税法律主义，这个租税法律主义是相对的严格。好，这个原则上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 那特别功课的收取呢，是不是也要遵守着类似租税法律主义这么高的标准呢？大法官说不是。好，大法官讲说哈，特别功课的收取，特别功课是对义务人可以缴纳金钱的负担，它的征收的目的、对象、用途应以法律定之。那如果是有法律授权的话，授权要符合明确性，这都没有错。但是授权的明确性是指什么？而起来。 就授权法律整体所表现的关联意义而判断，不是拘泥于特定的法条文字，所以它在哪个标准呢？最宽松那个标准，啊从法律整体解释、整体观察，好来推知这个授权的意志它不看授权条款，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这一号解释在谈什么？这一号解释在谈的是空污、空气污染防治法，在法律当中，哈。 它本来是讲说，依照排放空气污染物的种类，依照排放物的种类跟排放物的数量，种类跟数量呢，来收取空污费，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律是讲说，依照你排放物的种类跟数量，排的越毒的，排的数量越多的，我收越多的费用，好来加以收费。法律这么讲。 那当初呢？法律又概括、概括的授权给主管机关，去定一个空气污染防治费的收费办法。结果在收费办法当中，居然怎么去调整法律的用语啊？在收费办法当中，它却是做随油征收。啊，随油征收就是看什么？依照你的用油、用油的数量。 用油的数量呢，来收取空气污染防治，来来收取空污费，哦，油用越用油用的越多的，来收取越多的空污费，可以吗？那哪一部车是边边跑边边边排油的？啊，对，所以有有些人就质疑说，哎，你随油征收，你就跟法律的授权目的不合啊？法律是讲说你是依照排放物的排放物哦，排放物的种类跟数量来加以苛征。 这个空屋费，但是到了办法呢，却调整成是随油征收。那大法官呢，啊，是采取一个什么？大法官因为他采的是一个宽松的审查标准，啊，所以他还是肯认的，啊，这样的授权本身，啊，是合宪的，没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也没有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啊，因为标准很宽松，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没有采取一个相对严格的这个审查态度，好吗？ 好，那这个是四百二十六号解释跟同学提到的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呃，在看五百一十五号解释之前哈，我先看一个题目，你先看一下这个什么，看一下这个九十八页，九十八页这个考过的一个题目，我们先看九十四年律师，九十四年律师，好，他说依照政府采购法得标的厂商。 于履约期间，于履约期间，哈，禁用原住民人数未达到规定的标准，依法要缴纳原住民就业代金，好，不服的厂商该怎么救济？啊，这题目其实有点考的，有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该该怎么回答，到底问哪个点？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他说哈，如果你是一照政府采购法得标的厂商呢？ 那你应该在履约期间雇佣原住民，那人数不可以超不可以低于百分之一，这其实呃要求蛮高，要求蛮蛮标准蛮高的。好，那实务上是讲说啊，实务上它有规定说，如果你没有达到百分之一的话呢，那你要缴一笔费用叫原住民就业代金，可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政府采购法得标厂商，我原则上要求你要。 禁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那如果你的工作性质真的没办法去禁用原住民的话呢，没有关系，你缴钱给我，那我拿这笔钱呢来去这个针对原住民的工作就业呢啊，来来去做其他的这个这个其他的福利，来促进原住民的就业，啊，所谓的代金的性质。好，那这种代金其实性质上也是什么？特别功课。 可以吗？所以考试的时候，第一点可以先去定性一下，这个原住民族的就业代金在性质上符合特别功课，符合特别功课的要件，了解吗？它是国家为了特定的目的，针对具有同一属性之人所科征的费用，那也是专款专用，好，具有特别功课的性质。那实物上是说，哈，如果今天有些企业呢，政府得标的厂商。 他没有去禁用原住民的话，好，那我今天可能会发，我今天可能会什么？命命七命业者，我这个原民会，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族全名是什么？原住民族委员会吧加几个字吧，啊，原民会，好，简称原民会，好，原民会呢，在目前实务上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业者他有这个。 未禁用原住民，那又没有缴他代金的话，那原民会会发函催告，发函催告说业者要缴钱，好，令业者缴缴费。那业者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呢，我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了解吗？那实物上很多业者都会不服气，那就针对这个发函的命命催缴的这个通知呢，打行政救济，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实物上是由原民会呢。 针对未，他是问你说未缴纳费用了，依法应该缴纳，好，这个这个代就业代金，那不服的话该怎么救济？那我们说实务上是先由原民会会发一个催缴通知，啊，命业者要缴纳就业代金。那业者如果不缴纳的话，就针对这个催缴通知呢，啊，认定是行政处分去打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就实务上是这样运作啊。好，那所以。 其实救济这个不服的救济呢，其实看起来像哎，其实不是那么难，就是针对这个催缴通知，打撤销诉愿、撤销诉讼，就子而已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以前呢，呃，这个可能各位的学长姐大淡大很多了，大概七八七，至少大七八届，有一个有一个学姐，她就是。 这边补补一补习之后，后来他去园林会工作，好，他每次都是问这这这这类的问题，就是、说，哎，实务上很多的业者呢，有有欠缴这个就业待金，好，那到底该怎么办？那他们目前的做法就是先发函催催缴，好，那如果拒绝缴纳的话呢，那他们就再打行政救济，所以大概就是实务上是这样运作，好，好，那以上呢，跟同学介绍完这个特别功课的部分。 那其实哈还有一个解释，在一百零一页，我们看一下五百一十五号，这个都还没有考过，我们稍微介绍。五百一十五号解释他在谈什么哈？这个解释主要谈的是促产条例，啊，过去的促产条例的规定。 促产条例的规定，那促产条例当中有谈到说，啊，针对针对有一些人哈有兴趣要来兴办工业啊公共建设的话呢，那我国家主管机关刚好有一笔土呃有一些土地啊，有一些土地呢可以出售给业者来从事一些这个工业的使用啊，兴办工业的使用。 好，所以促产条例，他就他就把一些土地呢，好，这个以比较低的价格，他出售给业者，但这个业者有有条件哦，你业者拿到我们国家的土地之后，必须要去去从事特定用途的公共建设，啊，特定用途的工业，啊，某些特殊的产业，才能够享受促产条例这样的优惠，比较低的价格取得土地，好，那。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促产条例的规定。好，所以今天这家业者像这个案例，五一五号申请人是台硕，啊，这个台这个台硕台硕集团呢去申请的。那台硕集团当初是在宜兰那一带呢，打算要来兴办工业，好，所以他就依照促产条例跟主管机关，啊，来取得这块土地，啊，一方给付土地，那台硕呢支付价金。 啊，付钱给国家。好，那但是刚好依照我们复产条例的规定是这样讲哈，如果业者取得土地超过一年，啊，超过一年都没有使用，逾一年都没有使用的话，我主管机关就可以来强制买回。你如果不想用的话，我要买回来给其他人使用，可以吗？ 好，我先低价低价出售你，让你去兴办工业。但如果你逾一年都没有使用的话，我国家就取得一个强制买回权。可以吧？好，好，那我先再讲一下哈。当初他们在在这个土地移转价金支付的同时呢，依照我们促产条例的要求是说哦还必须要额外缴纳一笔费用。这一笔费用就是所谓的。 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各位的一百零二页，一百零二页，好，一百零二页，一百零二页有没有划线的地方？啊，好，划线往上数三行，他这样讲嘛？他说哈，工业主管机关依照本条例开发的工业区，其土地厂房要出售的时候，应由承购人分别按照土地承购价。 啊，来缴纳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一呢？缴付什么？圈起来，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啊，就是你还要缴纳一笔钱，叫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这一笔钱进到主管机关，也是专款专用。啊，也是专款专用。好，好。 他这样讲啊，他说这个基金是专对承购工业区土地厂房的新办工业人所苛征，所以具有什么？同一属性，好，同一属性之人。那用于预住工业区开发及管理之所需，所以是针对特定的行政目的，特定的行政目的，好，性质上相当于对有共同利益群体者所苛征的什么？圈起来，特别功课及使用规费。 啊，大法官认为它同时具有规费跟特别功课的性质，可以吧因为它既它同时也是，啊这个享受国家的公务啊，这本来这这是公务嘛，土地是公务嘛，享受国家的公务啊物资使用，啊那同时也是特别功课，啊所以考试考选择题你要会选，这个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的性质相当于特别功课及使用规费。 好，那并非原购买土地或厂房价格的一部分，它是价金以外，价金以外要缴纳的一个公公法上的金钱给付，可以吗？哎，那这个出售关系是什么？司法契约啦，对，行政机关将土地、将厂房出租出售，司法司法关系嘛，我们一下，好，好，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五一五号解释跟你讲的。 那五一五号解释可以考的点哈，绝不仅止于此。五一五号解释可以考的点还有另外一个点，就第一个点考的是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的性质。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说当年会增，就是增，当年会增值，是因为哈，台塑超过一年没有使用，超过一年没有使用，所以主管机关就取得一个强制买回权，它叫买回。 好，买回来之后呢，土地移转回去，价金也移转回来，那剩下什么？剩下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还停留在主管机关这一块。台塑要事后申请主管机关返还这个管理基金，被主管机关给拒绝，再懂我的意思吗？那到底今天主管机关强制买回了之后呢？啊，业者先前已缴纳的管理基金，啊，可否事后再请求返还？ 有没有发生所谓的不当得利的情形？国家有没有不当得利？谈这一块，好，我们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是这样讲哈，他说，你呃你怎么看哈？刚刚这个特别工业及使用规费完嘛，对不对？你往下数个五行，五行，好，他说，但是新办工业人承购工业区土地或厂房之后。 好，工业主管机关依上开条例规定强制买回，放起来。如果是由非可归责于新办工业人的事由，其自始既未成为特别功课征收对象共同利益群体的成员，也不具有缴纳规费的利用关系，则苛征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的前提要件及目的已经消失。好，所以法律上原因已经不存在，所以成为什么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以看起来是什么？看起来是台硕呢，是有权事后主张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针对这一笔费用。但是有个条件，有什么条件？我要你刚刚画的，你说我刚刚画一几页？不是，刚来上画第一行，我忘了让你停住啊。刚那一行是什么？那一行是跟你讲说，因非可规则于新办公人员的事由了，有没有看到？那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是讲说，哈，什么情况之下呢，才才可以主张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公法上不当得利，这个台硕要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呢，要限就分两个情况。如果今天是非可规则，台硕本身非可规则，什么非可规则啊？它超过一年没有使用这件事情。 台塑逾一年没有使用这件事情，它是非可规则不可规则于它好，那这样的情况呢，才能够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譬如说，为什么超过一年没有使用，可能一整年，啊，譬如说天灾重大事变，啊，或者说一整年下大雨，那可能整个土地呢淹水或其他理由，啊，非可规则于台塑的事由，他没有去使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可以事后主张不当得利，但如果是可规则如果是因为可规则于当事人的事由，譬如说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后来的建厂计划调整了，我不想要投资投资依栏的，啊我政策转向，我才说政策转向，好，那如果是可规则于己的事由而没有而超过一年没有使用的话，那可不可以再去主张不当得利啦？就不可以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问题来啦我们民法上学的不当得利有去谈这个主观上的可规则要件吗？民法一七九它有谈这些要件吗？没有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陈爱尔老师呢，才写文章跟你讲，他说这一块其实不止陈老师哈，陈爱尔老师还有像政大的刘忠德老师都有谈，他们说这一块呢，其实大法官好增加了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要件，那似乎呢跟学理不合啦。 那学理上的要件是跟民法一样，好，不去讨论，好，这个当事人的主观上是否可规则这个要件，样了解吗？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是增加了不当得利的这个不必要的要件，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好，这个是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好的，同同样的一个考题，好，那业者要请求公法上不当得利，打哪一条行政诉讼？ 啊，这个你要请求金钱、金钱的返还嘛？所以走诉讼法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好，走诉讼法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诉讼法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大体上呢，这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你就要把它掌握住，租税跟非税功课它的特征，它的相关大法官解释有哪些，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可以吗？ 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讲义的一百零三页，剩下一个点，好，我们把它看完。这个第四个，好，行政法法律关系的转让或寄售这个很简单，稍微看一下。我们看完这就可以下课。 那今天所讲的是说，这这个行政法的法律关系有时候会发生这个转让啊，或者这个继承、继受这样的情形。哈那到底哪一些的行政法法律关系可以发生转让或者继受呢？我们一般会把法律关系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属人性的法律关系，属人性；第二种是属物性。 的法律关系，那属人性的法律关系哈，通常是针对这个当事人，这个人针对这个个人的资格，啊，这个人的资格啊，或者他的特殊的技能，所谓的规范，就如果这个法律关系它规范的重点是在这个人的资格，啊，或者是这个人他有的特殊的技能的话呢？ 好，那这样的法律关系本身我们叫做属人性的法律关系。那属物性的法律关系是讲说，好，这个法律关系的规范的重心是在什么？是在物的属性本身。这个某某个物的属性，规范的重点是在物，而不是在人。好，那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样讲都很抽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如果今天呃主管机关核发一张。 律师证书，啊，律师的证书，这个律师证书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受益处分。这个受益处分所创设的法律关系，就是一种什么属人性的法律关系？因为我是我我这个考考选部呢，或者法务部呢，着眼于这个人啊，具有担任律师职业这样的资格嘛，他有这样的技能嘛。 可以吗？好，所以因为律师证书处分而创设的法律关系，就是一种属人性的法律关系。那还有像什么？还有一些证书啊、证照啊，还有像我们的驾照，驾照，驾照也是因为这个人他有开车的技能，可以吗？好，那相反的，如果是像行车执照，就是什么？行车执照就是物的属性了解吗 啊，行造所创设的这个法律关系是规范这个物的属性为重心，倒不是那个车主，可以吗？好，好，那还有什么？还有像建筑执照，啊，建造这个建筑执照，这个建造执照或者使用执照，啊，跟建筑有关的，都是跟这个建筑物本身，啊，这个建筑物本身具有可以往下继续新建的资的这样的这种属性。 来加以规范啊，建造执照、使用执照，可以吗？好，所以你先区分一下法律关系的类型，有属人性跟属物性。好，那一般是这样讲哈，在属人性的法律关系，会因为这个当事人，好，当事人如果一旦过世、一旦死亡，这整个法律关系就消灭掉了。属人性的法律关系，比如说律师证书，甲取得一张律师证书，如果甲过世。 证书可以由儿子继承吗？不可能啦，对不对？那驾照也是一样，这个都会因为当事人的过世，而整个法律关系整个消灭掉，好，那就没有往下继承的问题。好，好，那同同样的属人性的法律关系，也不会因为它的标的物的移转而使得法律关系整个发生转让。好，比如说我如果。 譬如说，我今天啊，我我有张律师证书，我把我的律师证书借给他人，那会因此使得他人具有律师的职业资格吗？也不会嘛。所以，属人性的法律关系也不会因为这个细征标的物的移转而使得法律关系整个发生转让啊或者寄售的这种情形的，再了解吗？在讲义它那个区别时有谈到，那属物性就会。 好，服务性的法律关系可以因为标的物的移转而发生所谓的转让或者寄售的情形，这样了解吗？好，那过去考过的题目就像我们一百零三页的下面，这个题目是九十三年法官做一个改编，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我重我重新设计一下，让考题比较完整，好，我们看一下黑板，我们直接看黑板就可以了。 好，比如说今天机关对甲啊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做罚款处分。哦，机关对甲做了罚款处分。第二个，我做了告诫。好我做了行政执行法二十七条的告诫。啊，告诫就是等于说限期履行。 抱歉哈，这个有点太快。我第二个先讲什么？第二个先讲命改善，命改善，并改善违建。好，命当事人去改善违建，把这个违建给拆除掉，命改善违建的处分。好，第三个当事人不改善，那我就告诫，如果你再不改善，我就我就即将会对你发动行政执行。 炒作执行法二十七条第二项的告诫，可以吗？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好，机关先对甲做这三个行为，罚款、处分。为什么罚款？因为甲有违建。啊，甲有违建，所以我就对甲做罚款处分，同时也令甲改善违建。此外呢，再告诫，啊，如果你再不听，我就即将会对你发动行政执行。好，好。 那后续呢？机关就把，抱歉哈，后续呢？甲在收到这些处分之后，啊，第一点是先做成这些决定嘛，哈。那后续呢？甲呢，又把他的这个建筑物，啊，把他的这个建筑物呢，整个出售，出售给某乙，出售给某乙，这样了解吗？ 啊，甲已经被机关这个做成了这三个行为之后，他才事后出售这个建筑物给某乙。好，出售建筑物给某乙，那出售建筑物给某乙之后呢？那请问我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说，那请问乙呢是否寄受？啊，乙是否寄受这个机关对甲所为的？ 罚款、所谓的命改善的违建、所谓的告诫，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机关对甲做成，先做成这三个行为，做成了之后呢，那我甲事后出售建筑物给某乙。好，然后我问你的是说，那请问乙是否要寄售机关对甲？甲有没？有你有没有义务要承担？ 啊，机关被讲的这三个处，这三个行为，好，那你就要想啊，到底这个这三个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会不会因为标的物的移转而整个发生转让嘛？样了解吗？好，好，那罚款处分会不会？罚款处分规范的重心是什么？是人，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做错事情，要警惕，要制裁，要处罚，所以罚款处分的规范重心在。 过去的违规的警惕的制裁的处罚，可以吗？好，所以罚款处分是属人。好，这罚款处分是一个属人性的处分，它所创设的法律关系不会因为标的物的移转而发生转让。啊，所以这个呢，乙呢是不会计受机关对甲的罚款处分。那命改善，命改善这一块，一般哈认为它它的规范重心在物本身。 啊，因为行其实现在行政机关他关心的是这个建筑物建筑物本身，好，那谁去改善呢？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啊，所有权人去改善，使用权人去改善，房东去改善，房客去改善，他一点都不关心，他只关心这个建筑物不要再继续违建下去，好，所以令改善的违建的这个处分呢，其实规范的重心是这个物物的属性，物的属性，所以是属物性。 的法律关系，那会因为啊这个标的物的移转而发生转让的情形，所以乙有义务要承担机关先前对甲的这个命改善违建的处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告诫呢？好，告诫一般认为是针对人，好来进行告诫，好，所以既然是针对人来进行告诫，好，那就代表着机关对甲的告诫不及于对乙。 啊，对甲的告诫不会移转到乙身上，所以将来机关要对乙发动执行的话，要对乙再为告诫。好，不可以说先前告诫过了，对乙呢就可以就可以不告诫。好，告诫没有因此而发生移转，所以机关未来对乙必须要重新践行告诫这道程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 以上就是跟同学谈完整个一般的行政法法律关系。那我明天呢，跟你进到这个特别权利关系。要请同学同时带第二回跟什么？第三回，我们要进到行政处分，好吗？OK，拜拜。